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五集。林清宵坐在山洞里炼化菩提树精华，洛涵亲眼看着他身上的伤好的飞快。 他足足炼化了三天三夜，洛寒几度睡着。等他最后一次醒来，就见林清霄清冷贵气，不染纤尘，坐在那里宛如仙人入梦。洛寒刚刚睡醒，脑子还是混沌的，见状问道：“你的伤好了？已无大碍。”林清霄说着，脸色微正：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” 你的原主之恩，我铭记在心。接下来千年，你有任何要求，我绝无二话。洛寒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脱口而出：“包括双修。”林清霄一双眸子如冰激越，冷冷看着他。洛寒的脑子顿时清醒过来，他用力捂住头：“啊！我在想什么？我疯了吗？调戏大魔王！” 洛寒一瞬间吓醒了，他翻身坐起来，规规矩矩的双手抱膝。啊，我刚刚没睡醒，我都是胡说的，你不要当真啊！洛寒说完，生怕林青霄反悔，立刻表态说：“我保证，我绝不搞男女感情，我们只是纯洁的合作关系。”林青霄长这么大，清冷自持，严格自律，多年来陪在他身边的唯有一把剑而已。 他对人冷，中山众人见了他，也永远是疏离恭敬多于亲近喜欢。林清霄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当着他的面提双修，还是一个女人。但是这个女人前不久才刚刚治好了他的伤，云梦寒只是用自己的叶子救了他一次，他都能毫无怨言护云梦寒七百年，何况洛寒的恩情要更大更深呢？ 林青霄最终忍下了这样的冒犯，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嗓音说：“我说到做到，但我不惜与他人有接触，无论哪个方面。希望你也是如此。我要向双方和气。”洛涵立刻点头：“好，我保证。”瞎了他的狗胆，也不会再有下次了。 他刚刚真的只是睡迷糊，听到林青霄的话有歧义，下意识问了出来。苍天可见，他可完全没动那方面的心思。林青霄如此清冷高洁，洛寒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他会陷入恋爱，更无法想象他动情乃至于双修的样子。脑子里光是出现这个念头，洛寒都觉得自己要遭雷劈。 如此清贵出尘的仙人，他怎么可以用凡人的肮脏念头玷污他？简直是罪过！因为这一出打岔，洛寒和林清霄的气氛莫名尴尬。林清霄站起身说：“既然你已经醒来，就可以出发寻找出去的路了。我在外面等你。”洛寒点头。他现在刚醒，多少都需要整理仪容。 林清霄贴心的出乎他的意料。林清霄走到洞口时，忽然停下来：“你对人都是这样，毫无戒心。仙界并不是依靠眼睛看东西，仙人设阵法防的更多是别人的神识，而非视线。他没有发任何新模式洛寒就当真信他不会用神识偷窥，而且昨日……” 洛寒将好几瓶菩提树精华放在他面前，他就不怕他见财起意，杀人夺宝吗？洛寒怔了一下，反应过来，林青霄在指昨日的事，失笑道：“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信任你而已。”林青霄站在洞口，前后都是昏沉沉的黑暗，唯独他一袭白衣，宛如夜中月桂。 林清霄最终没有回头，也没有说话，从山洞里出去了。洛寒赶紧站起来整理衣裙，幸好修仙界的衣服不会脏，也不会皱，永远飘飘若仙。洛寒很快就收拾好了。洛寒整理衣服的时候，发现他之前摔倒在乱石上划出来的细小伤痕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愈合了。洛寒称奇，但是林清霄已经等在外面。 他不好意思让别人等太久，就抛下这事儿，赶快朝外走去。他跟在林青霄身后出发去寻找出路。林青霄已然辟谷，不需要饮食，也不需要休息。洛寒却不行，食物他倒是可以用菩提树送他的灵液对付，睡觉却没法代替。于是他们两人走一段停一段进程十分缓慢，离开深渊遥遥无期。 可是洛寒和队友的感情却大为推进，虽然这里的推进是洛寒单方面认为的。今夜，林青霄照例找了一个避风的地方供洛寒睡觉。洛寒枕在胳膊上，看着林青霄远远找了个地方坐下，又开始打坐修炼。他真是一个自律到可怕的人呢。一天内甚至没有一分钟是空闲的，一个机器疯子。 战争狂。洛寒闲极无聊，一时又睡不着，忍不住找林清霄说话。其实林清霄话极少，绝大部分都是他一个人说。可是这也好过不说话呀，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待久了，再不找人说说话，他都要抑郁了。你一天只要有空就在修炼，都不给自己休息，你不会累吗？林清霄没有回答他。 用行动表明了答案。行吧。洛寒翻了个身，极力看向深渊顶部，想要在上面看到星星、天空，哪怕只是一束亮光，可惜都没有。洛寒又问：“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？”洛寒颇有些他不回答就誓不罢休的样子。林青霄无奈说道。 你没去过外界吗？没有。洛寒没有意识到林清霄在套他的话，还在老实巴交的交底儿。我甚至都没有修炼过。这里虽然是仙界，我却没什么感觉。林清霄不动声色的问：“你的长辈不曾教过你修炼？”没有。洛寒有些低落，喃喃自语：“可能是还没来得及，也可能是嫌我麻烦。” 没来得及。这句话有很多信息。林青霄问：“你今年多大？为何来不及？”洛涵好歹知道不能暴露自己是天道，他只回答了前一个问题：“十八。”林青霄本来预料着十八后面还有千万之类的纪年单位，结果等了很久没见洛涵继续说，林青霄讶异。 破天荒主动发问：“我是指你的年龄。”“对啊。”洛寒也很奇怪地看着他。“我就是十八岁啊。”年纪动辄以万亿计的仙人林青霄愣住了。他们随便闭个关都要千二百年，林青霄都想象不到以十开头的年龄是什么样的。林青霄看洛寒的眼神顿时变了，他沉着脸微微呵斥：“胡闹！” 你还是幼崽，你们家大人竟然放你出来独自行走。这话洛寒也不爱听了，他瞪大眼睛，毫不示弱的瞪了回去。说谁幼崽呢？啊呸，我就不是崽。林青霄对这些话毫不在意，一个十八岁的幼崽儿胡闹些是正常的。林青霄再想想他之前的话，果然都联系起来了，原来只是个幼崽儿。 难怪还没开始修炼，难怪没去过外界。他若是他的长辈，也不会允许他十八岁出门呐。龙族虽然弱肉强食，可是对幼崽默认照顾。幼崽难得，龙族在仙界以繁殖力强而著称。然而这是和其他种族对比出来的。龙族有的是夫妻成婚几万载，始终求子无果。 林青霄念及洛寒的年龄，对他的态度又宽容许多。先前林青霄懒得理会洛寒对外面的好奇，不过现在知道他的年纪，林青霄尽职尽责解惑道：“天下分六界，神仙、妖魔、人鬼，其中仙人名三界归天地统领，魔族则由魔尊统领，下面诸王自治。妖族没有首领，大妖各自为政。” 洛寒听明白了，仙界是封建帝王制，魔界是联邦议会制，妖族还停留在无政府状态。洛寒突然发现少了什么，那神界呢？神，林清霄淡淡的说：“创神陨灭，神域关闭，天地间早就没有神了。”洛寒有点明白，但是又有点被搞混了。 他曾经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凡人，在他眼里，神仙、神仙一直是并列出现的。洛寒虚心求教眼前这个真正的仙人，神和仙的区别在哪里啊？林清霄是个很负责任的人，他虽然冷淡疏离，可是有问必答，是个很好的老师。神乃天生地养，无父无母，由自然孕育而成。 而仙是修炼来的，可以是飞禽走兽、牧师花草，乃至人。洛寒豁然开朗，他想起自己的身世，忽然生出一丝不确定来：没有父母的都是神吗？林清霄看他一眼，目光中似乎有审视，又似乎只是洛寒眼花了。他眼睛中的波动很快被掩饰过去。 依然淡漠如万年寒冰。神已经陨没多年，许多典籍含混不清，我已不甚清楚。洛寒哦了一声，自己枕着手臂默默琢磨。林清霄看到他的表现，淡淡的问：“你为何对神这样关注？”“好奇而已。”洛寒说着，看向头顶的深渊，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待久了，真的会心情压抑。 洛寒微叹了口气，问：“唉，这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听说这个深渊是神陨之地，是因为神的陨落才破坏成这样吗？”“神陨之地，只是最盛行的一个说法。”林清霄也抬头望向黑压压的峭壁，说：“也有古籍说，这其实就是神域。”“神域？”洛寒吃惊了。 我以为神仙住的地方都是洞天福地，再不济也该是明亮神圣的，为何会是这副寸草不生的样子？啊？传言吧。林青霄没有多提，一带而过。他说完后就闭目养神，看样子又修炼去了。洛寒也不再打扰他，闭上眼睛准备睡觉。睡梦中，他总觉得有一双眼睛，沉默的注视着他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